凭职业选手的手速，打字比说话还要快，一点难度都没有。但此时叶修也顾不得敲字了，他不怕自己打的慢，但怕发出去的消息包子不注意看，于是也只好高声询问：“喂，你什么呀？人不见了！”包子立刻大声回答：“是隐身斗篷吗？当心！”叶修叫道：“明白。”包子声音洪亮。 喂，你们两个需要这样吗？陈果拍桌，风太大，不大声的话会听不到的。包子连忙解释。叶修无语，大声讲话哪里是这个原因呢？是因为目前两个不在一个区域，所以需要在游戏外传递声音吧？隔着耳机，那当然说话声得大些了。什么风太大，听不清楚啊？ 叶修发现自己还是有些大意了，自己应该和包子坐在一起才对，那样才更加方便了解和沟通。小子，隐身斗篷是吗？我已经看到你了，快出来！包子说着，又已经开始威逼利诱他的对手了。哎呦，有埋伏！混账，看我修理你！啊，还有一个！呀，又一个！ 我勒个去！还有，包子叫声不断，叫的连跟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图的陈果都紧张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陈果凑头就想从叶修的屏幕上发现情况。叶修的君莫笑正急着赶路呢，没到场呢，哪里有包子的影子呀？抬头按开陈果的脑袋，专心你那边，情况怎么样？说着，叶修问包子。 五个毛贼，包子说：“包子这边起初确实只是看到了那个叫盒子的玩家，但跟着很快盒子的同伴就赶来支援了。他们是一个五人亲友队，本也是在分头行事，但在盒子捡到一双袜子后，其他四人立即就赶来支援了。结果正好来抢袜子的包子相遇，二话不说立即开打。” 事实上，人家只是一个接一个的赶到罢了，哪里像包子说的是有埋伏？哎呦，有路过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！包子这时又叫了一声。叶修一想，哪有什么好汉呢？也是冲着盒子来抢袜子的吧？嗨，大哥，自己人！跟着叶修就听到包子热情的和好汉打着招呼。 这叶修都替包子感到惭愧啊！但是就连他都没料到的是，包子这样的招呼倒是让对方非常茫然了一下，因为来的这一队是霸气雄图的一队派出人马。大公会玩家占据了当前七十五级的很大一部分比例，所以在这样随机的安排中，也时有可能相遇自家队伍。工会方面也是早有交代。 如果遇到自家队伍的话，双方通力合作，追求整体成绩。所以现在包子跳上去一句“大哥，自己人”，对方特别恍惚，下意识的就哦了一声，跟着就把包子视为他们霸气雄图队伍的，立刻带人上去把包子给掩护下来了。直至都冲上去了，这才猛然意识到点什么，跟着回头再一瞅，包子入侵。 这什么自己人呢？这是星星的狼啊！包子入侵，作为从第十区就跟着叶修的军魔校混起来的主，早被各大工会看作超级顽固分子了。星星呢？打！那小队长一下子反应过来，二话不说，盒子那儿的袜子也都不抢了，转身反手就给了包子入侵一刀。哎呦，自己人也打，真是好卑鄙！包子叫道。 如此坚定不移的口气，让霸气雄图的几位都有点恍惚了。因为神之领域角色是可以重名的，要分辨两个重名的角色，除了看职业呀、装备之类的，最稳妥的其实是看角色编号。每个角色都有编号，就仿佛身份证号码一样，这个角色编号是绝对不会重复的。 包子入侵这个古里古怪的名字，这之前真从来没听说过，更别提在自家公会了。可现在包子这种确信的口气，愣是让霸气雄图的几人又恍惚了几秒。完了，却还是清醒过来。放屁！我们公会哪有什么包子入侵啊？打！轰！喊打的是他们，结果先被打的却是他们。 正朝包子入侵扑去，一发炮弹落在了当间，包子入侵毫发无伤，霸气雄图的人却都被炸弹的气流先退了。叶修的君莫笑终于杀到，君莫笑，霸气雄图的几位一声惨叫。君莫笑这个名字不算稀有，但是叶修的君莫笑却太好认了，都不用资料里那独一无二的散人职业。 就看这角色造型，花花绿绿，各种混搭，神之领域就找不出第二个来。撤！小队长展示出了他的果断。一见君莫笑到阵，连盒子那边的袜子都不要了，领头就跑。看到我老大来了就想跑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包子这边飞了一砖过去，那小队长跑动中还是成功闪过。 但就是不理解包子这话怎么解释？大家都是竞争对手，直接喷脏话什么的也不稀奇，但说什么卑鄙小人就太没道理了吧？自己还没来得及卑鄙呢！包子不要追了，叶修呵斥的包子。再一转视角，盒子五人小队根本不想开战，得了这空档，早就逃出不少了。快追这边！叶修叫。 速度，包子也不知道是喊谁呢。有没有看到他们交易啊？啊！叶修果断闭嘴了。这种细节怕是包子不会留意到，因为他们参与的是队伍竞争，所以他们这边的榜单是以队伍为单位排列的。除了拾到袜子的时候系统会播报某某某以外，如果他们在队内进行交易转移，那是不会被系统公告出来的。 而榜单上显示的只是他们的队伍拥有了一双袜子，到底还是不是在之前捡到的木盒身上，就不好说了。这支亲友队不是什么有来头的人物，但该有的脑瓜还是有的。叶修此时一看，对方一队人是分开逃散，立刻意识到袜子可能已经暗中转移，未必还在盒子身上。你盯紧盒子，我去追其他人。 叶修飞速安排，考虑到对方可以固步疑兵，这袜子没准儿偏就留在盒子身上呢。盒子的运气还是不错的，在本图第一个捡到袜子，而且这之前就已经捡到一件道具隐身斗篷。于是，在捡到袜子上了公告，而后再遇到包子时，盒子果断就把隐身斗篷给用了。随后，他的亲友赶到。 这边赶来的人也已经不止包子，普通玩家可没霸气到神挡杀神佛挡杀佛，此时一门心思想的就是保全捡到的这双袜子，于是，一有机会立即开溜，而且五个人五个方向大摆迷魂阵，反正死了不掉经验不掉装备，那自然人人敢于牺牲小我了。袜子在哪个角色手上呢？ 这个谜题，即便是经验丰富如叶修，也实在猜不出。于是，在让包子继续紧盯盒子后，叶修自己做了最简单的选手，捡最近的追。最近的是个狂剑士，叶修的君莫笑行进中开炮，丝毫没影响他操作的精准。狂剑士玩家手艺就粗糙多了，听到身后炮响，角色不回头就在那跳。 完全就是普通玩家没思路、没意识，但又觉得这种时候必然做点什么之下的操作。于是这一跳，配合着爆炸掀起的气浪，狂剑士玩家把自己吓了一跳。哼，自己居然能飞这么高呢？再然后落地时想来个瘦身操作，结果也没成功。前滚翻造型摆了一半就已经出发，脑袋一下子没入雪堆，不见。 摔的那叫一个扭曲。叶修的君莫笑转眼就冲到了跟前啊！别追我，袜子不在我这儿。这玩家一看不能力敌，立刻智取。哦，那在谁那儿？叶修问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没和我交易。这人一说着，突然刀光利血，地下扬起，这一偷袭来的也算突然突兀了。 结果，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却更快，一甩就变成了长矛形态，一个龙牙把这狂剑士扎了个僵直出来。这位也是，直至此刻才赫然看清眼前这人的名字。君莫笑是最后一个到的，那时他们小队已经在跑，倒没人留意这么多了。君莫笑，这人一下子嚷出来了。君莫笑比包子入侵可要有名多了。 是我，叶修硬着，操作可没停，抓紧时间要解决对方，检查有没有拿袜子。哎，我有看你们比赛啊，表现特别好，是吗？你看哪一场？和无忌那场，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啊啊！这人语塞了一下，因为挑战赛就是挤进竞技场的房间里看，观众名单有列表的，真要说有什么人来看的话，是可以都看到的。 这人这时不答话，显然是因为并没有看而底气不足。叶修笑了笑，也不以为意，看没看的都不能阻止他继续下杀手。袜子，眼下的主题是袜子。狂剑士当然不是叶修对手，不到一分钟就被解决。叶修一看，运气不行，这里真没爆出袜子，难怪这位话比较多。 没准就是想借此分散自己注意力，来拖延时间。叶修转着君莫笑的视角，在朝四下一看，其他人却已经都找不到了。这大风雪的图视野范围实在有些差。包子追到了没有？叶修只好继续风太大，可能听不清，所以必须大声说话的对话。追到，正在修理他。包子回应。 位置，叶修这边也没目标了，所以决定去支援一下包子。